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一位政协委员， <laughs> 谈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啊。对对对，电影啊，中国人是看的特别重的，甚至你想一部电影，我觉得对于大陆人来说呀，比香港人看的还重。嗯，他感觉简直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国家的一种宗教意义一样。过去我们把电影看得相当重的，而且到现在也是，就很少香港现在已经不太会像大陆这样子，就一个电影出来会变成一个全国话题。 就是，就大家都会谈，很难很难。比如当年的《大话西游》，你 <laughs> 那是演了多少，在在香港拍出来多少年之后，在大陆成了那么一个话题。所以这个《西游降魔》啊，大年初一咱们就见到了。哎，这星爷平常啊，总是一副这个什么呢？ 好像蛮不在乎哈，很潇洒的一个样子。但是我知道，就是 <laughs> 很多导演呢，现在就是苦胆都吓破了。 <laughs> 就是这个 <laughs> 这个电影啊，你知道，如果没有票房，嗯，哎呦，他们这个这种压力啊，我听见他们讲过，说电影圈这个圈子啊，嗯，至少是是内地吧，说很江湖的，那真是就是说，你一个导演，这个一下子这部电影要没了票房。 跟你说话的人脸色都不一样了， <laughs> <laughs> 你你你你担不担心这个？就你现在忽然之间，你这一部戏就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就你知道今天是谁哪一部戏上都会要被骂的，嗯，对不对？对 <laughs> 对对啊！对你现在你会心里 <clears throat> 还那么潇洒吗？哦，我呃，其实我真的不是太有这个压力的，因为第一我。 呃，已经被人骂了好久了， <laughs> 这个已经习惯是吗？ <laughs> 我觉得一直都夸你呢，不是 <laughs> 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你说的对，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渠，很多啊渠渠道渠道渠道，你可以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样的。 是吗？这是很透明，对，很透明。第一天可能是第一场就马上知道，哎，这个这 <laughs> 这个千万不要看。还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假如你是好的电影，嗯，你就会非常好，嗯，这个哇，在很最短时间大家都会知道。假如你见这个电影是不好看的。 那也是最短的时间，大家就马上就完蛋了。对，马上就可，所以呢，就是可以非常好，也可以非常不好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如果是亏钱了呢？你自己不觉得有压力吗？呃，我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这质量非常好，所以我是 <laughs> 欢迎这种这种情况对，经得起这个挑战啊！对对，你就只管被推出来做宣传。 对对对对， <laughs> 我就是他们的工具。但是我觉得啊，你还是喜剧之王。就是说，咱们还是讲这个喜剧，这是大家对你啊最感兴趣的地方。嗯。呃，你就是喜欢喜剧是吗？其实你有多方面的表演能力。啊，我是吗？你觉得？但是你可能演别的，大家也不接受。 <laughs> 你真的觉得？哎。 <laughs> 这个是真的，我是确实是喜欢轻松一点，就是笑，就是我我对于这个好笑的东西特别的欣赏，是真的喜欢，嗯，所以也是有时候很不能控制的，就把一些好笑的、搞笑的东西也会放放进去。你看他这个，你别看一个好笑，我认为让人笑啊是最难的。 嗯，你好比一个主持人，我跟你说讲深刻的话谁都会背，但是呢， <laughs> 你要讲个笑话，实际是非常难的。和我看了一些他在片场怎么拍啊，哎，我发现他这导演是挺有意思哈，说他就是聊，这个演员都懵了，就是什么剧本都作废，都都不用看。 就是找人谈话，他就，甚至有人说你是不是心里紧张？ <laughs> 就是他在片场跟任何一个，包括跟茶水就谈， <laughs> 聊聊聊，甚至聊的， <laughs> 聊的甚至十三不靠，就是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最近什么东西好吃啊？他就一般，他跟着无数人就这么聊。你是这么拍片子吗？嗯，对，因为，但是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呢就是哪怕是一个呃。 譬如说你说的这个茶水也好，是一个长工长工也好，那么他常常都会说一些东西，来蛮有意思的，很好笑。对啊，反正就是用得着。嗯，那所以我我我特别喜欢跟一些很多不同的人去说呢，总会有一些点子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拿到的。对不要忘了他电影里面。 就出现过很多茶水啊、场务的角色都很重要的，对。而且你知道，就是 <laughs> 呃，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呃，搞喜剧的人啊，有忧郁症，就是你看那个 Mr. b e n 那个那个逗叫 <laughs> 安啊逗，他有忧郁症的。 他真的是有忧郁症，对对对，他是有很多啊。这个弄喜剧的人，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透支了太多啊这种快乐吧，所以他自己私下里啊，实际上情绪很不好的。你觉得你是吗？没有，没有，我没有忧郁症，我没有忧郁症。啊，私下里也挺开心是吧？正常的就是，嗯，可能会有时候会比较少说话，嗯，是吧？为什么呢？在想东西，不就是想听多一点？嗯。 我觉得我有忧郁症， <laughs> 就是就什么？我觉得你有忧郁症， <laughs> 我觉得咱们连家也有一点。我有忧郁症。哈哈哈！都忧郁， <laughs> 我有忧郁症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就很奇怪，就是啊，我看这个喜剧片呢，不笑就会哭。你这太忧郁。他们都知道，就我，你先，我先跟你讲，就最近，哎，你说什么？你就是最近有一个就泰囧那个电影，嗯，哎，他们给我看。 他们就说怎么怎么好笑，我倒没有笑几声，但最后我哭了，你知道吗？ <laughs> 我就看着最后那个屌丝，那个王宝强，就最后那个泰拳，他那个啪的一下来，哗我就哭了。为什么？哎，这种哭，我跟你说啊，我认为他们也受周星驰电影的影响。这种哭就像是我看你那个《大话西游》，最后那个孙悟空啊。 他那个情情妇、情人给给给给牛魔王给死了还是怎么样？他就把那个牛把那个牛魔王打了多少棍打烂了？哎呀，你知道我看的我就哭的就不行了。 你是感动还是你觉得开心？还是你觉得感感动感动？好像看《少林足球》，嗯，就是你知道吗？那种就是特别差的人，特特惨的人，到最后他雄起了，他有一个机会，他他他发光了。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容易让人哭。嗯，那那本来就是那个情节，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感动的部分嘛。哦，对不对？OK，那那那会不会一些？ 很很很惨的事情会让你笑呢？现在， <laughs> 那我不就没人性了？吗？ <laughs> 有有遥远的距离我看一看冯小刚一九四二，总不能笑吧？哎，有会有两声苦笑啊。他有的时候你看，泰坦的笑，呃，就是就是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黑色幽默。嗯，有的你也会有一点苦笑。嗯嗯，你怎么理解这个人的喜剧片里的笑和哭？ 哦，他都是有关联的，其实确实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查理的时候，嗯，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最经典的场面，就是一个在他这个电影叫《城市之光》，城市之光啊，查理大我们我们大家都看过了。他就是一个穷穷穷光蛋这样子，还是就赤一个皮鞋，对对对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嗯，一个很悲惨的东西。 对啊，他太穷了，他只只能吃皮鞋。当然，他他怎么样去吃这个皮鞋，就就是一场笑翻天的一个一场戏。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悲剧啊，其实就是你看这个悲跟喜是多么的的相关呢。其实，是哎，你现在啊，跟这个大陆人接触多了之后啊， <laughs> 拍电影会不会有一点怎么说呢？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就是忧郁症。 哎，有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忧郁症，就是你看啊，为什么？其实我我觉得啊，就过去大陆的大学生对这个大话西游，包括周星驰很多电影的解读啊，难免有些地方啊有过度的地方。 <clears throat> 附会牵强。我认为一开始你可能是很单纯的，就是想想这个这个呃搞笑，对对对，怎么样开心，就是搞笑，这是搞笑。但是最后被人有了很多解释之后啊，对对对。但是这种反过来，现在会不会对你有压力？你会觉得我现在不应该单单让人笑。 我还得让人觉得我有水平，有深度，有高度。你会有这种自我的压力吗？我还是觉得，呃，假如你是一个喜剧的话，你你就首先要做到这个搞笑的效果，这个更重要了。嗯嗯啊，那当然。 我也希望大家觉得我很有水平的， <laughs> 越高越好。我我我我我希望吧。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呢，其实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就是说，譬如说一个一个喜剧，你能真的把它做到做到搞笑的话，这个太 <laughs> 这个太不容易了。但是这个太重要了，对，太重要了。相对于其他我。 是不是很高还是怎么样？对，这个这个还是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要做好。而且啊，我觉得这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的笑点啊，嗯，越来越越高。嗯，就说你十年前要让一个人笑比较容易，呃，现在越来越难。对，在影对不对？这个太难，很难很难。对，所以头发都白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奇。 很有意思，就这个星爷的这个喜剧啊，咱们知道在大陆那就是多少人迷疯了啊！就包括我在内，每一部都要看。其实呢，他的有些东西，如果是有人学你哈，呃，你看在大陆的这个思想体系里边，你知道三俗是怎么回事吗？三俗呃三三种三黑走黑俗气啊哦，我们有个叫三俗庸俗。 <laughs> 低俗，还有一个什么呢？媚俗，媚俗啊，什么鄙俗啊，就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啊。啊，有些学他的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在我们那儿就说这个太低俗， <laughs> 太三俗，扮 <laughs> 个猪吃老虎，扮 <laughs> 那个猪头，对吧？可是他呢，又运气这么好。 他在我们大陆觉得很有文化， <laughs> 他谈周星驰是一种哲学，你知道吗？就是，哎，这是为什么？是北大热门 <laughs> 题目当年对。哎，你觉得是为什么？ <laughs>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哎，你比如啊，我们说的很多港台式的搞笑的方式，嗯，过去在我们那儿就叫三俗嘛，就是说很很俗气，不提倡。可是他的这个东西啊，被大陆的文化人。 电影研究的人，当成就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本，什么那些词儿咱们都听不懂啊，什么反讽啊，什么这个倒错呀，什么这个那个，哎，我觉得多有一点很基本的不一样，基本的不一样就是，从他从星爷刚开始演电影，到后来自己去参与导演，到自己拍独立去拍的时候，他。 大部分时候，他的喜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讲的那种三俗电影比较少的，其实一种自嘲。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喜欢的讲反讽啊，说什么瓦解什么高雅啊，什么这些后现代，其实里面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自嘲嘛。就你有多懂得笑自己，就有多懂得自嘲，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嗯嗯，你听得懂吗？ 呃，哈哈哈呃，一点点，一点点，自嘲嘛，对，嘲讽自己，嘲讽自己，对，啊，嘲讽自己是有的，对。那你觉得就是，就是好笑的东西是，比如说是不是平常你看报纸啊，看到什么新闻或者看到什么事情，你脑子里就会出现很多联想，嗯，就会觉得这样弄很好笑，会是经常这么想想问题吗？都会。 其实这个点子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啊，就，嗯、其实硬硬核东西都会有，有时候也也有一些启发这样子。譬如说，你刚刚说自嘲也是一个喜剧里面的一个方一，其中一个嗯，套路，你知道喜剧有很多搞笑的方法呢，对，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对啊，所以。 都都可以的，其实。你你自己作为搞电影的人哈，你是不是会看过所有的，比如说大师的这些经典的电影，你都看过的？呃，其实大师也好，还是呃不是大师的，其实我都看很多的。啊，嗯。书呢？你都看？书也看，就是乱七八糟都看。嗯。嗯，《西游记》看过几遍？ <laughs> 《西游记》我看过，我《西游记》就没有整个看。 都是里面一段落段落的看，嗯，没看完过《西游记》，没看没从头到尾看完过， <laughs> 从头到尾看完就拍不出来了。 <laughs> 你你对孙悟空、对这个唐僧这几个人，你自己怎么理解？啊，他就是徒弟嘛，这个都跟着这个师傅去取经，嗯，是吗？但是他们是妖怪。 在原著里面，其实他们也是妖怪啊，他们呃，但是最后就要跟着这个，所所以，我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呃呃，他们是一个妖怪的这种呃这种组合，呃，对对，他就是他们心里面的。 妖妖的这种魔魔性魔性，嗯，其实是一直都应该有的，是吗？嗯，所以其实的这个好好玩的地方就是唐僧，他就带着几个妖怪，嗯，去去取经的路上就要面对其他的妖怪。 对他们也会对抗其他的妖怪，但是他其实带着几个其实就是妖怪来的， <laughs>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蛮好玩，里面就很多矛盾，这就是反讽嘛，嗯 <laughs> 对，他实际自己带。而且这个唐僧还是人类这种。 比较正经的，对 <laughs> 对，最正经、最严肃、有求道精神的。他今天带着一群有点妖气的这种， <laughs> 好像也要被他驯服啊，要跟着他去干这件事。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里面就充满着戏剧性呃性啊，在里面很多发发挥的空间在里面的。你是不是对西游有一个特别的情节还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很少，比如说一个题目这样，子要重新再做一遍。 啊，但《西游》我觉得肯定是应该做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个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就还呃里面太多丰富的环节。你看，它的段不同的段落太多了。嗯，这里面都是呃这种天马行空的的想象力，有很多我认为就是用现在的。 最高的科技，要把它做出来还是很难，很困难，很困难。因为他这个想的太太太大了，他的他的这个想象的东西太大了。对，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二变现在的特技都能做得出来了。对，但是譬如说你这个海龙王，你就不知道要搞要搞多久啊！怎么可他这个选这个武戏，你知道吗？嗯，他要选武戏啊。嗯。 武器，武器，对不起， <laughs> 武器拍 <laughs> 武器，武器，武器选武器啊，选武器，最后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最最后就跑到这个海龙海里面，就把这个定定海神针，对这个好，我就用这个，这种都是一些我认为是想象力啊，是是矿。 旷世的想象力，嗯，我觉得，嗯、你你，所以里面有太多这种东西，我觉得，呃，要肯定要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也想了很久，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做， <laughs> 所以也想了很久，才得到现在这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方向。 开始，所以你看，你从他身上你能知道他敬仰什么。对，他敬他一个敬仰想象力，一个敬仰真功夫。 <laughs>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呃，一些一个人在边缘状态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像妖精的状态。嗯。当孙悟空他是妖精的时候，但是他你说他是有妖气嘛？那他当然是个妖怪。嗯。但是问题在于他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恰恰是最后要他放弃。 妖怪这个这个面相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咱们去一下广告再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再见面聊啊！《西游记》最后的章节你还不知道是吧就孙悟空没看完，我要看看。对，所以孙悟空最后是成道的嘛？对。所以，但是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成佛了，成到了如来佛那边，他被他他成了斗斗战胜佛，斗战胜佛，斗战胜佛。但是呢，对但是我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为什么？比如说，你原来我们看《大话西游》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悲剧，那个让很多人感动的感情悲剧的一个元素，它的一个基础就在这个设定上，就因为孙悟空他是个妖精，蜘蛛精也是个妖精，这是个妖精之间的恋爱。嗯。但现在问题在于，孙悟空他要走一条不再做妖精的道路。嗯嗯嗯嗯嗯嗯嗯。他不能再是妖精，他要跟着师傅去取经。嗯。然后取经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变，他他回不了头。 那所以这个悲剧才会发生嘛。嗯那所以这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妖精，但是又不想做妖精，又或者说他也许还想做妖精，但是被迫不能再妖精了，这就会出很多故事，很多矛盾出来。对对，你觉得孙悟空里有人性吗？我觉得孙悟空他什么都有。 嗯，他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一个人 <laughs> 一个妖一一个一个东西一个东西 <laughs> 对嗯啊呃你看他他但是他肯定是呃有他的非常坏的一面的嗯啊对当然他也有好的我就是觉得要不然就你知道任何人还是所有的的的。 标准的 character 都是都没有绝对的嘛，都是里面的啊，但是他肯定是坏的这一面的，都我们都看过《西游记》里面，他老是偷 <laughs> 偷偷吃什么东西，老是犯亏的，对，老犯亏，但是大家喜欢他，呃，对，是因为他的坏。 对对，就有点像喜欢猴子一样，对，所以他真的是个猴。子，真实嘛，对啊，因为我们都有，我们还是有缺缺点。喜欢周星驰也是因为，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烂。对 <laughs>